对，那我们一般所谓呃，比较大家普遍称，就是单纯讲疱疹这件事情呢，讲的其实就是叫做单纯疱疹。哦，在医学上我们叫它做单纯疱疹。嗯，那单纯疱疹呢，它跟带状疱疹，事实上它造成的原因有一点不太一样。嗯，单纯疱疹它是一种叫做也叫单纯疱疹病毒，嗯，就是我们叫 HSV 这种病毒引起的。那这种病毒呢，它是 已经有接触传染，嗯，也就是说我们有碰到，啊，有碰到这个病毒才会得到。比如说可能手不知道摸了什么东西，又摸到脸，还是，呃，又又沾到，比如说上厕所去沾到，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嗯，那这个病毒呢，它好了以后，事实上它没有办法完全的不见，它就会躲在我们的神经里面。所以呢，对，就像这 <laughs> 一一旦我们呃什么压力大啦，火气大，吼，这个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 它就会复发，难怪之前我电台的同事，当他长那个唇疱疹的时候，他是常常反反复复一一直发作，尤其是最夸张的是，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女生生理期到的时候，抵抗能力会比较低一点点，大概生理期前后的时候，就还蛮容易会长的耶。对，其实还蛮多人会有这种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所以是他根本没有送走它，潜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说，他虽然目前呃医学很进步啦，有很多的药物，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病。 毒就是诶，一劳永逸的把它给去除掉。嗯，哦，所以它常常就会反复的发作。嗯，那它发起来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好几颗水泡，嗯，就是在那个发起来的地方聚在一起。是，那每一次发的部位呢，未必说一模一样，但是大概都是那附近啦，都是嘴巴附近，是不是？诶，其实全身上下都可以长。我们最常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嘴巴附近，嗯，那再来呢，很多人就是会阴部，包括说呃生殖器啦、屁股啦这附近，这算是性病人。 的一种吗？它其实是可以经过性行为传染，所以严格讲，但它还是算性病的一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疱疹都是性病，然后这样，因为大家对性病还是比较有一个呃不是很好的概念。但是，呃，不不是说我们有这种问题，它就一定是性病，它只是经过接触而传染到，有时候未必是经过性接触。 好，那很多小朋友，小小朋友其实他就有。那你说他们就有性接触？其实不是，小朋友哎，很多小朋友都会有。嗯，其实我们大人呢，大部分会有疱疹，都是在小小朋友的时候就被传染，但是他一直躲在我们的神经里头。那等到呃，也许大一点，呃，抵抗力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才发出来。那小小朋友为什么会得到呢？很简单，小朋友的这个皮肤抵抗力没有这么好嘛。嗯，那常常啊，都是大人，比如说他自己疱疹在发的时候啊，不小心。 摸到小朋友啊，或者亲了小朋友，那传给他。哎，你怎么知道？我刚刚想问一下，接吻会传染单纯疱疹吗？ <laughs> 接吻会，接吻会。所以正在发的时候，不要不要亲，稍微忍耐一下， <laughs> 也也不要去。 也不要去碰你的阿娜达，不要碰你的老公，当然也更不要去拥抱跟亲吻小孩子了哈。就是不要不要在这个时期，不要在这个节骨眼。啊，那平常的当然，如果你的小孩子有的话，大人自己本身也要留意，因为小孩子的病毒也是会传染感染到大人。对，哇，O OK，好，呃呃，医生，当我们产生了，因我记得好几年前，至少有将近十年前吧，我长过一次，而且是在嘴角旁边一。 可超痛的，让他很难讲话，而且他很奇怪，会刚好长在那个嘴角的地方，所以呢，变成说你嘴巴要张大也是有点困难。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会叫我去药局买一条呃什么，一定要认证蓝色包装、白蓝色的那个小药膏。那那是讲样特别有效的特效药吗？是只要擦外用药膏就好，还是必须要吃到抗病毒的药物？是，其实像那种所谓擦疱疹的药膏，大概都是有含抗病毒药物的。 的成分啊，哦，那当然，擦擦的药是比较容易取得啦，大家去药房呃，很容易都可以买得到，而且擦药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可以先自己先使用的方式。那如果说真的很不舒服，或者它发的范围真的很大，那当然。 吃药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所以你意思是说，先擦外擦药，其实效果就很好。真的太严重再用口服的药。那其实不管是外擦或口服，嗯，都含有抗病毒的成分在里面。对，哎，那医生，我很好奇耶，真的，我跟你讲，你问过擦这个药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说。 一定要擦超厚超厚白白的一大块盖在上面哦， <laughs> 盖到你完全看不到为止。然后白白的一大块也没有关系，他们说这样效果最好。是，其实 <laughs> 是真的吗？ <laughs> 你知道，因为那一阵子我只能戴口罩哎，因为很明显了。其实所有的药膏，我们大概都是建议薄薄擦就好，因为你擦的很厚。 它本身的这个吸收的量也不会比较多，因为它就是只有跟你皮肤有碰到这一面才有办法吸收。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擦很厚，看起来效果比较好？嗯，因为第一个它可以提供一个保护了，就是你不会闷住了嘛，对你不会常常去碰到那个水泡这些发起来的地方。嗯，好，那再就是其实单纯疱疹，就算你放着不管，它也会好。 啊， <laughs> 它其实就像感冒嘛，我们感冒呃，不见得每次感冒我们都会看医生啊，有时候多休息、多喝水，它也好了。嗯，那疱疹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只要多休息，让你抵抗力赶快恢复，那它其实也会好。嗯，那为什么会需要看医生？第一个就是呃，我们让它好的快一点。嗯嗯嗯。第二个，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或者长在一些比较。 呃，容易比如说像嘴角这种常常去摩擦到的地方，那用一些药物呢，可以减轻它的不舒服，然后也会好得快一些。而且如果刚好是在上班日要去提案见客户的话，就尴尬了。 <laughs> 我跟你讲，很难盖盖，很难盖得过去。我这时候突然觉得长在会阴部好像会好一点点。 <laughs> 哎，可是长在会阴部要怎么办？应该说这是一个皮肤科常常常通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长在一些比较尴尬的地方，比如说穿内衣刚好扣到的地方、会阴部啊、呃，该冰呀等等。嗯。 我还要穿衣服，然后我又觉得啊，我才刚抹完药，然后我又要穿衣服，那到底那个药会搁到衣服上面？然后它到底这样擦了有没有效？那个擦的原则是什么？是，其实我们刚刚讲擦药就是薄薄的擦哈，所以原则上擦完应该过几分钟它就会比较干燥一点。那你再穿衣服其实是没有关系啦。哦，很多人会怕说，所以要风干一下。 <laughs> 对，可以稍微风干。你如果擦完两分钟、三分钟它还是这样糊糊的水水，那表示你大概擦太多了。 啊，好，那当然有一些地方我们穿衣服会摩擦到，嗯，那事实上它不是我们不是怕衣服去弄到，而是怕说你那摩擦会不舒服，嗯，对，所以如果真的长在一些会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呃，盖边啊内衣边边，那可以用个 OK 绷或者纱布稍微盖一下，嗯，导就只只是提供一个保护了，你也不用把它整个封死，嗯，哦，那就是有一个保护，你摩擦不会不舒服，那大概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呃，哎，这刚好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那医生烫伤的病。 人在擦那个烫伤药膏的时候，也是一样处理的方式吗？也有人说那种烫伤药膏。 通常是白色的，也是要盖厚厚的一层。是，我真的盖过哦，起药疹， <laughs> 真的。结果你起完药疹之后，你知道它烫伤就痛了，然后起药疹又痒，更不舒服。然后又痒又痛，然后痒又痛，然后我又不能够继续敷药膏，那真的是有点生不如死的痛苦。对，其实我们在一般市面上买得到的所谓烫伤药膏，它是一种呃比较特别的抗生素好那 其实啦，大部分的烫伤我们并不需要擦烫伤药膏，哦，这是大家很常，小米对，很常会。 呃，误解的一件事情，只要烫伤就擦烫伤药膏，其实不对，因为这个药膏它本身是设计成杀菌，嗯，所以呢，通常就是要这个伤口它已经有细菌感染，嗯，那你再擦才会有帮助。那其实它在呃严重的烫伤会需要用得到，比如说非常大的面积，或是有的人他烫伤已经那个皮都已经等于是烤熟了，啊，有一层很硬的这种痂皮，那用这样子的药物会。 呃，效果比较好，软化它是对，就是就是让它不要有细菌的这个滋生。嗯，但是，一般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呃，有时候热水稍微烫到。 哦，只是稍微碰一下，那个红会红会肿，甚至稍微起水泡，这种擦烫伤药膏其实是没有帮助的。什么？呢？你是说，如果它甚至已经是起水泡了，就放在那里，对，什么都不用擦了，没关系啊。嗯，其实当然有些药物可以治疗啦，但是如果说水泡真的很小，比如说就一个绿豆大，一个米粒大，或者是只是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摸到热水，那个不小心烫到，那这种贴人工皮。 其实是效果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记得以前那个乔多巴亚哈累残的时候，然后肩膀上面也是一块皮掉了，那时候就贴了人工皮，人工皮真是个神奇的好东西。 <laughs> 而且一讲到人工皮，那个八仙乐呃是八仙乐园吗？对吗八仙乐园对不对？八仙乐园杀八仙城堡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工皮也是很缺，因为他们需要每天更换，常常更换，然后一有那个。 皮液的累积就更换那个人工皮是对烫伤患者没错，其实对大部分只要是没有细菌感染的伤口、没有脏东西跑进去的伤口，贴人工皮，呃，其实都会有帮忙的哦。好，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个参考啊。所以不一定要涂那么厚的药膏就对了，其实不太需要。好，阿公阿妈还有爸爸妈妈，艾吉耶哈， <laughs> 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奇怪，我就是一个很容易会起药疹的人，所以我都不太喜欢擦外擦的药膏，是因为这。 一颗一颗小小的药疹，提起来的时候。 很痒哎，好好哎，我们疱疹怎么讲到这里， <laughs> 好哎，所以我们刚我们最主要是要谈这个单纯疱疹，所以单纯疱疹呢，你可以擦药膏，严重吃口服药，但是其实就算什么都不做，它也自然而然的就是会好。对，就只要我我在跟我们的病友讲，就是多睡多吃了，嗯，哦，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现在尤其上班的朋友很不容易做到，嗯，那常常就是因为抵抗力不好才会冒出来嘛。嗯，所以呢，第一个睡眠的时间一定要够，是哦，那饮食呢？ 就是均衡营养就好了，尤其是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常常都有很多这维他命 B。嗯，那对于这一些这个疱疹的复原呢，会比较好，也比较不会那么疼痛而不舒服。对，有人就会说猛吞 B 群增加抵抗力，对对对，会有帮助。OK，好，这是提供给您做参考。那回到来讲，我们来讲这个胚疹啊，我们跟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到的胚疹跟疱疹一样，都是亚洲人哦，但是你知道。 大家看我们脸孔长得很像，可是你一定不希望明明是台湾人被认为是韩国人，没错。韩国人更不希望被认为是日本人，对对。就是不敢看嘛。对，其实它也是不太一样哈。 <laughs> 这个单纯疱疹，它跟呃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带状疱疹它引起的病毒是完全不同的后那引起带状带状疱疹的这个病毒，我们叫做带状疱疹水痘病毒。嗯。 好，那为什么叫叫这个带状疱疹又叫水痘病毒？因为它们其实是同一种。嗯，像我们很多人在小时候应该都有发过水痘。嗯，那水痘它对，其实我自己有发过。那水痘它其实是一种类似。 呃，就是经过感感冒这种类似感冒这样子的状况，就是经由所谓飞沫传染，可能就是家里有人呃打喷嚏啊什么，或者是你摸到他正在发水痘的这个呃水泡才会得到。嗯，那得到以后呢，诶，这个病毒一样，哦，它不会不见，嗯，它就躲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嗯，哎，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身体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病毒存在，嗯，那一直到我们的抵抗力低下，有时候呃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嗯，它就会再复发，嗯，那这时候复发它就不是像。 我们发水痘的时候，呃，全身都是，嗯，而是它会长成一一条所谓的带状，啊，这就是所谓的带状疱疹，嗯，那发起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不一定了，绝大部分哈，大部分我们比较常看到，大概就是胸口、肚子，就是身体上这个地方，嗯嗯嗯，那比较。 呃，算是危险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长在脸上，尤其眼睛附近，还有呢，长在这个会阴部。嗯，好，那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需要特别留意？因为那那个是长到后期，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有可能会一开始就从这些地方长吗？对，它通常就是长在一个地方。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前后的意思，它它会先从肚子、胸部这边开始慢慢长，然后不会长到。 才长到眼睛跟会阴部，不会，它就是在它长在那边，对，长在那边就是在那边，特别危险。对，怎么说？像我们长在脸上，尤其眼睛附近，最怕就是影响眼睛了。嗯，因为这些水泡发起来的时候，呃，有的人呢，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是会留下疤痕的。 那疤痕在皮肤上，说真的只是美观的问题还好。但是如果这个疤痕发生在眼睛，嗯，后尤其是角膜的地方，那你之后看东西可能就会有影响。嗯，所以这这个长在眼睛部分，我们必须要小心。嗯，那为什么长在会阴的地方我们要稍微小心？因为这个呃，刀片其实蛮痛的，嗯，哦，那再加上它会影响神经，所以有的人会影响到他这个排排便啦，大小便会影响。哦，对，那。 大小便如果大不出来，其实事情可大可小啊。哈，那小的话便秘那还好，有人如果是小便解不出来，那那个是比较严重一点的问题。OK，好，呃，所以通常，哎，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之前那个高凌风先生出现在电视荧光幕上的时候，他也是长到了很严重，到眼睛，怎么样？眼睛几乎睁不太开来，上面就是红红的一大片这样子。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嗯、那你说，比如说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老人。 家有没有可能疱疹会长这么严重？很难讲啊，它并不一定是长在胸下开始，也有可能是在刚刚医生所讲的比较严重的会阴部跟呃眼睛的部分，都是要特别的留意的。没错，好，那呃，讲到了有关于被爪，我想它的疼痛，我们在今这个礼拜二的时候有讲过了，那样的疼痛真的是很难以忍耐了哈。你基本上不太可能不去找医生，对， <laughs> 这一定要去找医生求救的。但是问题是，它的药物呢有效？ 吗？其实早期治疗的话是很有效的。嗯，像我们在治疗这个带状疱疹的话，一般还是会用所谓的抗病毒药。嗯，好，那这抗病毒药大概比较常用的会是用吃的。嗯，但是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比如说它大范围的带状疱疹，也有用打针的啦。嗯，但这种打针的就是要吊点滴，所以，哎，我们碰很多。 病友他会来门诊说：“哦，可不可以医生帮我打个针？我要赶快回去。”我说：“你这个东西打针一定得住院哦，那但是其实啦，绝大部分的人并不会严重到非住院打针不可。住院的那一种也是抗病毒药物吗？对，它也是抗病毒药。然后要。 掉一桶点滴药，对对对，那个一天大概就是要打三次啊。对，所以这个是算比较严重的病人，比如说可能本身就有像癌症啊、肿瘤这个问题，那当然住院观察会比较安全一点。嗯，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这么呃严重到非住院不可，大概用吃的其实效果就会蛮好。嗯，那吃药呢，就是要争取时效了。嗯，其实，在早期就是从开始发这个疹子，然后开始长水泡前面这。 七十七十二个小时之内，我们开始吃药，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嗯，那当然有时候，呃，带状疱疹不会马上就看医生。嗯，其实这个带状疱疹，我们发现它常常都是被拖了很久。嗯，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他就只是呃酸痛，觉得那个地方麻麻的，所以我们碰到非常……你说皮肤不一定会长疹子啊？对，他可能会先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有的人会拖一两个礼拜哦，所以我们碰到很多的个案，他都是先到处绕了一圈，可能他觉得啊，我会不会是腰闪到？ 哦，还是扭到，或者是他可能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哎无时间啦，还是啊什么一些退化，那就看了，可能会看了复健科，看了骨科，看了找一些国术馆推拿、按摩等等，那。 做很多检查，发现哎，好像都没事。那经过一两个礼拜，开始皮肤长疹子。那皮肤长疹子，他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过敏呢？又又观察几天看一看，发现越来越多，终于不行了，所以才来看来来找皮肤科医师。哦，我真的是拜托听众朋友，现在哈， <laughs> 如果你身边有手机或电脑的话，请麻烦 Google 一下带状疱疹，或者是 Google 一下皮抓哈。当然，计程车司机还得开车，唔当当哈，不可以动哦。 <laughs> 但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可以 Google 一下。 看一下那个他的样子长什么样子，因为。 我我看过我同事长哦，真的是好小颗好小颗，然后密密麻麻的。对、你可能比如说一个指甲片大小这样子，它大概就是长了七八颗左右。你会想说这这什么啊？这这是灰爪吗？过敏吗？还是什么的？对，其实它真的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初期的症状。这时候赶快去找医生是最有用的。对，就是只要它发起来，大概三天内开始治疗，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嗯，那当然我们刚说很多人其实是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黄金期了。那那时候。 在治疗，其实还是会有帮助，或多或少还是有帮忙，但是当然就会可能。 这个复原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嗯，哎，好担心哦！很多人都会最担心的就是说，呃，这个治疗的时候啊，医生有刚刚有说是吃抗病毒的药物，但你也讲啊，有什么好吃好睡？什么 <laughs> 好好多吃多睡，多吃多睡，好多休息哈。但是这些痛起来的话，像我朋友的妈妈，她是说她晚上根本夜不成眠，她躺在床上哦。 就算是合眼，但是一晚都睡不着，因为太痛了。对，那那吃抗病毒药物可以有帮助他睡眠吗？还是可以医生开几颗安眠药给我？ <laughs> 有帮助吗？这个痛真的是非常的痛。我也想休息啊。我们都会说这种这个带状疱疹的痛是会呼吸的痛，好， <laughs> 你只要吸气就会觉得哦，那个不得了。原来那个歌是从这样来的，是不是？会 <laughs> 呼吸的痛。对，那吃抗病毒药，这个药本身并没有办法止痛，好，所以。 如果真的会不舒服，当然我们还是会搭配其他一些止痛消炎的药一起用。哦、但是它可以让你好的比较快，就是会你痛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那也比较不会说它那个好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叫疱疹后神经痛，就是你皮肤都好了哦，嗯，皮肤还是会不舒服。 <laughs> 所以那个呃，带状疱疹的抗病毒药物要吃，还有呃。 那个止痛药，医生也会同时一并的开给你，通常会准备，这样会有助于你休息了哈，否则你在家里怎么痛啊，怎么休息啊？对， <laughs> 其实这个对啊，我们很多病人是说，那我就痛到睡不着，用怎么多睡？ <laughs> 对啊，好，那医生最重要的，我们在这段结束之前，赶快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避免留下疤痕，不管是带状疱疹或者是单纯性疱疹。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去乱摸。 啊，因为我们手上其实有很多的细菌，那你把这个不管是水泡还是一些这个疹子，把它弄破之后，如果细菌跑进去，让伤口感染，那让它的这个复原时间拖太久，这就很容易留下疤痕。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我们真的。 呃，可以的话，就是赶快去找医生处理，让这个疹子、让这个水泡越快的消失，那留下疤痕的机会就越低。事实上，绝大部分不会留下什么永久性的疤痕了。长完之后，暂时会有一点点暗沉，就是像我们长完痘痘有点红红黑黑的印子，但是这个颜色随着时间慢慢都会代谢掉，就是它就最后就会就会不见了。但如果你呃手乱摸或者去乱抠它，或者是自己对它。 呃，动手动脚，那很容易就会留下一些比较永久性的痕迹。嗯，还是要尽量的忍住。请问，呃，这一些的推抓的这些疱疹，它是会，它不只会痛，还会痒，是不是？对，有的人会痛，有的人会痒，有的人是觉得麻麻的，或者他就觉得只是好像摸起来痒痒的这种感觉。那冰敷有用吗？冰敷其实是可以舒缓啊所以事实上都可以帮助。可可以放在上面冰敷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好好好，这是提醒听众朋友。 来注意，但是带状疱疹会像单纯性疱疹这样传染吗？嗯，它还是有它的传染性，但是传染性通常不高哈。嗯，一般我们会传染的，就是你没有得过水痘的人才会被带状疱疹传染。嗯，啊，就是像一些小小朋友了。事实上，大部分的成人应该都发过水痘，那现在很多小朋友也都打过水痘疫苗。嗯，因此只要不要特别去摸到带状疱疹的这些水泡或者疹子，原则上几乎是不会传染的。嗯，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单纯性疱疹就是长一两颗在嘴巴旁边，这个对，它是会传染的，这个就不要乱摸。 <laughs> 这时候不要轻轻哦，危险性、高度危险性动作。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要来进一段气象，等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民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带状疱疹还有单纯疱疹呢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有各自的治疗方式。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laughs> 我们这里拜二已经问过一波了，所以不一定一定要问这个单纯疱疹跟带状疱疹的问题啊。任何其他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尤其最近天气正好变天，像我现在晚上去跑步啊，哎，我不知道理作用还是什么，我就觉得， <tsk> 除了我比较会打喷嚏之外，我觉得皮肤也痒痒的，对，真的是季节在转换，那个空气污染物似乎增加了，对。 很明显，因为呃，像我住的地方看出去啊，就觉得台北的天空弄在那蒙蒙的，对，嘿啊，那么沙晴色这样。当然，昨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 <laughs> 昨天。 <laughs> 昨天是农历十六号，那个太阳超哎不是啊，月亮超超圆超大的哈。但是正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很多呃之前不会痒的、不会打喷嚏的，现在通通都跑出来了。各式各样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第一位是吕小姐，你好。 阿姨，请说。还有主持人好，你好。想请问一下，那个就是我是脚那个骨折嘛？那因为我之前有就是插到那个邻居拿来那个不明的药物，然后就是插在那个伤受伤那个脚踝那个不是脚踝，就是腓骨那个地方，然后就变成说那个五根脚趾，我是我是左左脚嘛，那变成说。 插下去之后就变成那个五根脚趾，就是没有办法动弹，就僵硬在那里，到现在还是一样。嗯哼，就不晓得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个就是那带状带状疱疹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带状疱疹，就是有马上到那个大间医院去救。嗯嗯嗯，可是他那个骨科医师竟竟然。 检查不出说我只是带状疱疹。嗯，那后来我又到第二间非常知名的一家皮肤科诊所。嗯，然后他跟我说我是这个是带状疱疹。嗯，然后可是他开的药是全部都是胃药，他好像有有我就是被他抵累了我的那个病情，因为我那时候超级痛，因为轻轻的那个人人家台语讲的那个杀鸡我去。 拨到一点点就很痛，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带状疱疹。嗯，所以您现在的问题是？就是那刚刚那那两个问题。哎，不是，嗯嗯嗯，所以啊啊，所以带状疱疹这一个只是要分享您的经验，要尽尽早就医，是不是？对，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说拖了三天的黄金期，就是 OK？因为现在还会痒，嗯，已经两年多了，医生跟我说你这个神经毒永远不会好，OK？然后是不是已经？ 诶，已经超过黄金期。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擦了那个药之后，为什么脚那个五根脚趾那边，那边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动？我不太确定第一个问题算是属于皮肤科吗？还是应该去看骨科啊？对，我觉得可以考虑看一下骨科或神经科，然后因为。 的确，有些人他擦了一些不适合的药，会呃造成皮肤不舒服，就是像是刚说起药疹嘛。那严重的药疹，它会让这个皮肤非常非常肿，像脚趾头，如果你整个肿起来，当然就弯不起来。嗯，但是如果真的是起药疹，应该短期嘛，几个礼拜它也就该退了。对，如果说长期都没有办法动，而且之前这边又有受伤过，可能就是要考虑像是神经啊或者肌肉的一些受伤，看一下骨科，对，或者是神经内科，了解一下原因哈。另外一个是。 带状疱疹之后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依旧还是会痒会痛，这该怎么办呢？其实像吕小姐这是蛮典型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很多在不舒服的时候，那可能会先想说我是不是骨头啦、神经有什么问题。那你说骨科医师他要他诊断带状疱疹，我觉得这强人所难，这不行。 <laughs> 就像你找我要看骨头问题，我一定不会看，这 <laughs> 不是他的错啦。哈，那当然，也许在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立即的呃得到正确的诊断或治疗。那其实就算超过。 过这三天之后，但部分它还是会好，但是有些人，呃，的确会有长期就是神经比较不舒服，就是所谓的疱疹后神经痛。那也许它虽然病名叫做疱疹后神经痛，但是未必都是痛。 有的人就是会觉得会麻、会痒、会觉得然后刺刺怪怪的，或者觉得摸起来好像比较麻木。那这个问题它还是会好了，还是会好。那事实上也有一些这个呃治疗或药物的方式还是可以帮有帮助。那其实只要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抵抗力比较好一点。 呃，可以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B，这个还是会最后都还是会好的。OK，好，呃，所以或许两年多了，可以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B 群试试看。对啊，蔬菜水果可以多吃一些。多还是要多休息，且抵抗力还是要好哈。好，呃，下一位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哎，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哈，就是说一般做那个敷面膜的时候，是不是说要先蒸脸十分钟，这样才会有效果？谢谢。 好，哇 <laughs> 哦，蒸脸啊！先蒸脸十分钟，我知道了，因为南宫黑的毛细孔要打开，对。对啊，这面面膜也是一个，我想台湾人应该说亚洲人很爱的一个东西。诶，人家呃，我。 呃，上海二十道，对不起，陆客很喜欢来台买面膜，来扫货。对，那面膜是这样，其实面膜跟我们一般擦的，就是这种擦的保养品呢，其实它的效果原则上会是差不多，因为它们成分大概都是雷同。那面膜，你说，所以我可以买乳液、精华液就好吗？其实也可以。那面膜为什么它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敷起来效果更好，或觉得立即就看到我有不管是水嫩或是亮白的功效？因为它等于是把它封住嘛，哦，就我们多了一层膜。那 在敷面膜以前要不要蒸脸这件事情，其实因人而异啦。事实上，我们在站在皮肤科立场，并不会特别去呃建议说去做蒸脸这样子的动作。嗯，因为蒸脸它就是利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那的确。 我们蒸脸的时候，毛细孔会打开，嗯，这这这这是真的。但是毛细孔打开会让你的这些保养品的吸收比较好吗？这个未必，嗯，好，所以其实呃，你说要蒸脸再敷面膜，帮忙没有很大。那你去蒸脸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比如说温度太高或者时间太久，有时候反而会让皮肤受伤，嗯，好，所以蒸脸，我是觉得如果平常有这样子的习惯，那当然适可而止然后不要太。 不要蒸太久，温度不要太高，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嗯，但是不是说一定要蒸脸再呃再敷面膜，这样效果才会好？快速回答：敷面膜十到十五分钟不宜过长，正确吗？没错。那过长会怎样？ 太久，第一个它面膜会干掉嘛，所以在尤其在秋冬，很怕就是你敷面膜敷到睡着，隔天起来你的那个脸会非常非常干。嗯，因为面膜它那个等于是那个面膜的材质会把你脸上水分全部都吸走。嗯，然后那第二个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成分，有时候它就是设计在皮肤上停留十到十五分钟就好。你一些敏感性肤质的朋友，如果你敷太久，会造成过敏。嗯，OK，好，这是提供给你做参考。啊，李小姐你好，李小姐，你好，四位好， 呃，黄医师好，好。哎，那个我的我有湿疹哈，哎，啊，我湿疹怎么从三，呃八月底啊到现在都好不了呢？嗯，那有时候好的地方好的，哎又来了别的地方。你是发作在哪里呢？呃，都有，我的背后也有，肚子也有，嗯，哎呀，啊，那个。 手跟腿都有啊，那个手跟腿都好了啊，但是现在这个背后就很多。嗯嗯，对呀。哦，好好好。其实，在夏天哦，就是你就这阵算理论上进入秋天，但事实上还是很热啦。嗯。夏天会常常有湿疹反复发作，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热跟流汗的关系。嗯。尤其像李小姐，如果是身上身体，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平常要穿衣服嘛。嗯。所以，这个汗水有时候会停留在皮肤上太久，那会刺激皮肤。嗯。哦，所以。 呃，但。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湿疹，嗯，然后那湿疹其实有很多种，有的湿疹它真的就是会反复发作，嗯，那我们只是说在夏天，如果在最近这个季节，最常见引起湿疹反复发作的原因，就是因为热，因为流汗，所以李小姐可以先试试看，就是改善这个问题了，就能够吹电扇、吹冷气，当然尽量吹了。如果真的不行，至少流汗一定要随时擦干。嗯，我们观察看看说这样子能不能够让你的湿疹比较好一点，比较不容易反复发作。哎，你上次教我那。 一招可以用吗？痱子粉可以，可以。可是你已经长湿疹了，上面可以铺痱子粉哦。呃，其实重点就是让它干爽嘛，所以你不要在它这个都是汗的时候把痱子粉弄上去，就是让它平常你稍微用痱子粉铺一层，好、让它这个汗水比较不容易老是粘在这个衣服跟皮肤之间，这样会比较好。我知道有很多的妈妈们不喜欢痱子粉，她觉得好像痱子粉会堵住毛细孔，还是说呃，其实不不是好东西。但是呢。 我后 <laughs> 人人生病到最后会走投无路。 <laughs> 之前啊，黄倩耀医师就推荐我使用痱子粉，而且是不要有那个奇怪的，就单纯的痱子粉就好，不要有奇怪的香料，因为现在有一些会有什么中药配方、薄荷配方、薰衣草配方，就最原始那个痱子粉。我半信半疑，一用之下，哇，效果超好的， <laughs> 就是它对于那种呃痒的红痒的状况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你。 因为痱子粉，我个人觉得我更需要注意那个清洁的部分。呃，当然不要过度清洁，但是就是比如说要要要勤洗，然后勤勤重新擦。可是跟刚刚医生所讲的那个药膏原则一样，是薄薄的就好，薄薄就好。对对对，哈，不要把自己铺的 <laughs> 全身铺上白粉。嗯， <laughs>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啊，思伟好，李伟好，请说请说请问一下那个。 脂漏性皮肤炎啊，长在头头皮上面，然后它会有呃凹凸凹凸这样一块块凸出来的，有时候是是会有时候会流流流水出来。嗯，像这种状况是不是呃脂漏性皮肤炎？因为医生是这样讲啊，我不清楚。那他有没有治愈的呃机会？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laughs> 我儿子啊，你儿子哦，OK，好，谢谢。可能呃，上班啊什么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嗯，然后他就是头上就会长那个，那时好时坏。好，我决定下次要来讲脂漏性皮肤炎。 <laughs> 对，脂性皮肤炎也是很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哈。那刚听李小姐讲，这个真的有可能是的，然后应该说很可能，很很真的是。那如果说真的会。 有那种很就是头皮摸起来很多这种屑屑啊，凹凸不平那种，常常都是因为一些所谓的角质增生啊，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头皮屑比较多一点。嗯，那第一个当然有一些药物或者一些呃抗屑的洗发精，这是会有帮助的。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买到这种抗头皮屑的洗发精有帮助，对，是会有帮助的。那针对一些特别厚的这个屑屑，有些真的很不容易掉，嗯，那可以参考一个方式哦，就是在洗澡以前，就洗头以前，你用。 橄榄油就是我们吃的橄榄油，在头皮上稍微搓揉按摩一下，嗯，哎，然后戴个浴帽，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软化，好，然后你再去把它洗掉。就你洗澡的时候、洗头的时候，顺便把它洗掉。那这些厚的这个头皮屑，这种厚皮比较容易脱落，哦，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式。那如果是已经很会长头皮屑的人，用这一招有用吗？呃。 还是会有点帮助哦，尤其像接下来秋冬，很多人他头皮会很干痒。嗯，那头皮不太容易擦乳液嘛，因为头皮擦乳液整个头发都黏黏的。你用这一招帮他滋润就对了。对，这其实会有帮助哦。哦，OK，好，好好提供给你做参考试试看喽哈。不过当然，如果说还是很严重的话，呃，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去看一下医生，确诊真的是脂漏性皮肤炎哈。好，这边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laughs>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九分，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世卫。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各种有关于呃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啊。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有关于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香港脚，或者是有一些人有皮肤角质化的问题，以及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脂漏性皮肤炎，更多的呢是呃，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腿爪，或者是 单纯性疱疹等等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把握机会。曾先生你好，你好，两位好，请说，请说。要要请问哈，我我那个脚底哈，啊那 <laughs> 凹陷的地方啊，嗯，啊啊那个皮肤病哈，非常的痒，嗯，好像香港脚一样，我擦了卡梅素婷啦、保湿康啦、益肤龙啦，都擦不好了哈。 儿子，我用我现在，它如果很痒的话，我睡不着觉，用那个打火机去烤它哈。哦，啊，烤哪里？ <laughs> 烤就烤那个痒的地方嘛。嗯。哎呦。 <laughs> 那这。 当然是不好受了，嗯，但是可以止痒。请问这个有后遗症吗？嗯嗯，是说用烤用打火机烤是？ <laughs> 哎，对对，OK OK，好，谢谢。我们让医生回答你哦。 <laughs> 用打火机烤当然是不好了，后遗症不会，但是你不小心会烤伤、 <laughs> 烤到烤受伤啊。嗯，那如果说常脚会痒，呃，大概两个比较可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香港脚了，这这是当然第一个可能。那另一个就是有一些脚的湿疹也是会很不舒服。嗯，好，那不管是。 像脚或是这个脚的湿疹，其实我们有一个有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可以稍微去角质了。嗯，哦，因为我们当这个皮很厚的时候，它的那个那边的那个感觉会比较不一样，会觉得不不舒服。 <laughs> 去角质有很多方法，不要用这种方法，对，不要用火烤。对，比较安全的方式。哈、你可以擦一点这种像凡士林这种比较油性的东西，然后洗完澡之后，等那个皮肤比较湿、比较软的时候，可以稍微搓一搓了。哈，现在有很多这种去角质的东西，不管是呃。 如果真的比较 <laughs> 比较比较专门，就是去现在很多都会有卖那种去角质的这种小东西啊，小刮刀，这个可以用。那我就可以先试试看。那如果真的还是不舒服，大概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OK，好，这是呃回答曾先生的问题。那个男生也可以用那个叫什么浮浮石吗？可以啊，可以啊，是叫浮石吗？对，就是呃，人家市面上卖的那种粗粗的那种粗粗的在去角质的那个也是有帮助的啦。先去完角质，然后再擦医次刚刚所讲的凡士林。 好，好，曾先生啊，不，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这个位，你的意思，你好。我是在二零一二年五呃，大概五年以前啊，嗯，他的疱疹，因为当时在国外，所以没有及时没有及时在三十天以内，呃，三天以内这个就医，嗯，回来以后才才才才才就医，所以这个这个带生疱疹站在腿上，右右腿啊，嗯，所以所以神经受伤。 身上以后走路呢，就是很不方便，或者现在越来越差。是，那么也经过很多复健的手术，一直到今天没有进步。嗯，那么我也同同同时呢，前两年因为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啊，有有这个帕金森症，帕金森症呢有有有也是对这个腿部啊也是有影响。嗯，那么服用这个多巴胺，呃，那个这个这个梅道普啊，继续做这个这个这个治疗帕金森的药。 那么关于这个带状疱疹呢，我这是做做做做复健，都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成呃效果。好像据说有优秀的，在我台大也看过的张俊伟、张张张张张医师，他做了复健，但是他他讲他说这个这个恢复的希望不大。嗯，我现在请教医师，他大概是不是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这样子了？大概不会不可能这个。 呃，有什么进步或者有什么方法？谢谢。好，谢谢你，医生。嗯，其实一般带状疱疹它的这个后遗症比较偏向就是感觉上面的异常啊，就是说可能会。 呃，比如说痛啊、痒啊、麻哈，好一段时间，但是很少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动作，就是比较不会说造成什么脚呃走路不方便啊、没力气啦这这个问题。所以这部分可能我是觉得还可以看看，就是复不管是复健科或是神经内科这方面来来来来找找看专家的意见了。那如果说单纯是因为。 呃，带状疱疹引起的这些神经的后遗症，事实上不会说不会好了，哈，有的人运气不好，真的会拖好几年，但是这其实都是可以控制、可以改善的。那但是像张先生的状况，可能稍微。 复杂一点了，因为又还有呃帕金森帕金森氏症，对，那当然呃我们随着年纪慢慢总是会有一些骨骼关节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可能找不管是复健科或是神经内科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性的评估，呃可能会比较好。但是我想任何的复健只要有做一定都会有帮助了，所以还是可以建议他配合目前的医师呃持续的做治疗，比较有耐心一点，我想都还是会好一些的。好，呃下一位呢是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医生哈，我今年五十岁，那有每天都有掉头发的困扰，掉很多，那我想请问一下。 像刚刚你说的那个用那个橄榄油擦头发那个有效吗？那人家说那个掉头发是缺锌，嗯哼，这样子是不是？那还有没有更有效的那个可以防止掉头发的方法？我在空中听哈，我也想知道医生， <laughs> 我也很会掉头发。对，其实很多很多女生都有这样。哎，我们音控干嘛笑成那样子？ <laughs> 女生也会掉头发，对不对？其实女生也会的，好吗？那呃，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讲说用用橄榄油这个问题对长头发没有帮助，好。 所以这个。 可以，还是可以做啦，反正就是头皮的一个保养，没有坏处。但是并不会因为这样就长头发。那女生会掉头发比较常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叫遗传性的落发，哦，就是在男生我们就叫雄性秃了。那这个问题它就是，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才叫遗传嘛。那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如果不管它，它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但绝大部分不会真的让你整头都秃掉。嗯。但是你会发现头发就很空，尤其是头顶那个所谓地中海的地方，发量。 会变得很少。是。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是可以考虑擦生发水。嗯。那生发水其实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牌子，但是生发水的成分只有一种，好，所以什么牌子都可以，但是就是擦生发水。好。那另一个方式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女生是因为缺铁。嗯。好，缺铁。女生因为，呃，但但黄磊可能年纪稍微大，如果年轻一点女生，但因为。 会有生理期嘛？有时候量比较多的时候，常会造成铁流失很多。嗯，那铁的话，如果一缺，我们头发就会开始掉。所以可以试着补充了。那呃，当然你可以考虑吃像是这些综合维他命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从饮食上面来补充，像。 红肉啦，或者就是什么猪肉、牛肉哈，或者是肝脏之类的东西，里面含铁量都蛮多。那如果比较不习惯吃这类东西，或者吃素的话，那可以考虑吃菠菜，嗯，这个都会有帮忙的。好，最后一位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嗨，请说。我也是想要请问掉头发的问题，是我儿子他现在大概四岁，嗯。 他有就是会像原就像原初那种掉头发，嗯嗯 o k 有去医院验血过都正常，嗯，然后他掉头发的地方就会有一点红红的，嗯嗯，那固定的地方会掉，比如说这边掉，然后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又掉，嗯，对，然后一直从去年的四月开始。 好，我们邀请到同样拥有孩子的 <laughs> 黄天耀医师。是，呃，当然第一个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圆形突哈，但是其实在这么小的小朋友，很呃相对起来比较少圆形突的问题。然后那会这样说，这边掉一块，那边掉一块，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圆形突，但如果真的是圆形突，其实反而就不用担心，因为他一定自己会好，自己会好，自己会好。好，那第二个有的小朋友是因为他没事在里面自己抠。 自己抠头皮，哎，他可能就觉得好玩呢，手痒，所以 <laughs> 自己抠这边抠那边抠，那这样抠久，了，那个那块头发就就也会掉。但是这种只要你不要去抠它，它自己是会再长出来的，就是或者有的它是用拔的啦，它不见得是用抠，就是把那个那种头发把它这样扯下来，嗯，但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看看它有没有这样子的动作，嗯，那再来就是有的小朋友是因为头皮会痒，嗯，就是像这种脂漏性皮肤炎，有的也会造成这种头发比较脱落。好，谢谢医生。